想，就是这样啊，像机器人一样，不停的在动动动啊，知道知道知道，就这样，我们就能没有苦了吗？แต่สังเไหมแค่เรารู้สึกตัวหรือว่าเรารู้สึกตัวกาย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ตอนนั้น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ก็ไม่มาเกิดขึ้นได้ความทุกข์มันก็ไม่เกิดขึ้น ขณะที่เรารู้สึกตัวใช่ไหมถ如果 心够细的话，你会发现啊，当你一面啊知道的时候，当你一面决心提起的时候啊，当下的那一刹那，你是没有烦恼的。也 noi 呢，可以话平常打扑在初考，เพราะขณะที่เราตัวตัวตกกาย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นี่แต่ตอนนั้นตบปุ๊บ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เดินได้เป็นเหตุการ ดับทุกข์หรือว่าปลดทุกข์ชั่วคราว所以啊，那一念觉性提起的啊那一刻啊，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它叫做啊暂时的灭苦啊暂时的没有苦。แต่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ดับทุกข์ที่สำคัญ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ไม่ได้ไปรอคิดที่ดับทุกข์ที่อนาคตปัจจุบันนี่สำคัญที่สุดปัจจุบันถ้าความทุกข์เกิดขึ้นไม่ได้เนี่ยพอแล้วนะ 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在当下没有苦，而不是把过去的事情变得不苦，也不是把未来的事情变得不苦。但是，如果你在当下每一个当下都是知道自己，知道自己，那你当下没有苦的话。 我们想你当下的这个因，因果的因，当下的这个因，你种的好，那未来的果呢？แต่แน่นอนมันความทุกข์หรือว่ากิเลสมันมีส่วนหนึ่ง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กับจิตใจมันเป็นสภาวะเป็นนามธรรมมันก็จะมี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ปหรือ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กับจิต มันก็เป็นธรรมดา那么在知道的过程 每个人都发现啊，知道的时间很短，迷的时间很长啊，跟妄念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就说这是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แต่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ที่เราเห็นการที่ที่เกิดมาด้วยเราจะทำได้แต่เราเห็นสถาปัตย์ว่าเป็นจิตใจนะเห็นสถาปัตย์ว่าเป็นความคิดได้ด้วยสังเกตเนาะเราไม่ได้เห็นแค่กายที่เกิดมาด้วย 那么，还好，我们还算幸运，我们还知道，当自己又黏着在妄念里的时候，我们还要出来，还要回到当下，回到知道上面，我们已经很幸运了。啊，那么在这个啊练习的过程中。 不仅清楚的看到了身的变化，也看到了心不停的在变化。บางคนก็เห็นแล้วนะโอ้เห็นความกลัวในจิตใจ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บางคนก็เห็นความเกรงในจิตใจ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บางคนก็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ต่างๆมากมายในจิ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นะความคิด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กับจิตใจมันแต่ละ 刚才讲到的这个所谓的真我有另一番认识。อย่างเกิดำไมอตอนก่อนบวชผมเคยมีอยู่ว่าครั้งหนึ่งเคยโกรธ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เคยโกรธมากๆเลยนะโกรธเรียกว่าข้ามวันข้ามคืนโกรธแบบไม่เคยโกรธใครมากขนาดนี้นะแล้วตอนนี้ตอนนี้อาจารย์เขาก็เรียกว่าเขาก็ไม่โกรธ เขาชี้ให้เราเห็นว่าเธอกำลังโกรธอยู่ เราไม่ได้เรากลับมาเห็นใจเราเองที่กำลัง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ตกไปมันหน้าตาเราเห็นโอ้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นแบบนี้ พอเราเก็บ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ตกไป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าสบายนะกลายเป็นการปลดปล่อยได้ 最开始啊就喜欢啊玩这个定啊，就是我们讲的止啊说么的。那么这十几年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才出家。出家以后啊，他还是在继续练习这个定的东西啊。那么当时在现在的这个寺院有一位老师啊，就指出了他的问题。 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啊，玩了这么多年了，啊，还没玩够吗？啊，这时候作者非常的生气，啊，他非常的生气，啊，刚作者用的词是，他这个当时的真心，是他从生下来一直到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那么的生气那一次，然后，嗯，一直生气了几天，而且。 气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了，然后后来这位老师看到了啊他的问题，啊这个老师并没有讲其他的，只讲了一句话，说你看见你现在在生气吗？那么当时这位老师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所以说整个人就轻了下来，因为突然看见了自己已经生气了几天了。 已经在这个念头里被折磨的苦的不得了，整个人就轻了下来。มันต่างกันนะตอนที่แค่รู้สึกว่าตัวเองกำลังโกรธ แต่มัน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ได้ 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จะรู้ว่าเออกำลังโกรธ แต่ไม่มีวิธีที่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 แต่ต่อเมื่อท่านเรามีสติ 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จะเห็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มันอยู่ส่วนหนึ่ง

每个人都有两个部分啊，所以说就像两个人一样，一就是整天跟着贪嗔痴跑的那个部分啊，一有点呃有一点点事情，就会又去喊又去吃，去吃。人还有另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第一天就讲到的，我们都有能知道。 清楚他在生气，但是他出不来。当这个老师轻轻的点他一下，他发现了，哦，我可以跟我巨大的心在一起，我并不需要跟我就是生气的这么苦的心在一起，那么动听。 อันใอสติมันเกิดขึ้นเกิดแวบ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หายไปแล้วก็มีความหลงตัวอื่นเข้ามาแทรกแซงมากมายเราก็เลยไม่ฝึกไอ้ต่อเนื่องแต่พอมาตลาดเราฝึกตางเรื่อติเออต่อเนื่องมันอ๋อมันเข้าใจแล้วครับอาการที่จิตสติมันเห็นจิต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เดียวกันเองอาการที่จิตมัน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เป็นการเดียวกันเอง后来 一直在寺院里，啊，一直在啊讲的寺院道场里，啊，出家十几年，一直每天都是练习做中禅。因为这个觉性的持续不断的在练习，所以像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过。因为你能知道，你哪一边又贪了，哪一边又嗔了，哪一边又痴了。 แต่ตอนแรกในการฝึกสติฝึกแบบ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แบบแนวผมก็เทียนนะตอนแรกเราก็จับทางผิดที่หนึ่งก็คือว่าเราคิดว่าอะไรอะไรก็จะเอาตับมาแต่มีสติรู้กับกายมีสติรู้กับกาย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มันก็เก็นแก่กาย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แต่บางทีทำไปทำไปบางทีมันกลายเป็นทำแบบสมาธิก็มีนะเพราะว่า เราจะไม่สนใจ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จิตเลยสนใจแต่อาการ 放弃个再慢慢打点。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啊，开始练习的时候呢，嗯，因为啊，这个啊法门是教我们说回来，回来，啊，回到身体的动上来，啊，回到觉知啊身体的动作上来。所以，这就是他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每次每天回来，回来，回到这个身体的动 所以人整个人就一直在身体的动上，那同样又进入了他以前修的什么他，也就是我们讲的修止呃的那种境界里面那种啊所谓的啊，o o k 里面。但讲了，刚一上来被咬，有崩崩皮没？有崩崩皮呐，被皮崩崩，崩塌了那是硬皮，但皮讲了，崩塌在 ไม่รังเลียนความคิดไม่รังเลีย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จิตแต่ก่อนบางทีเราตัดม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ม่อยากให้มันคิดไม่อยากให้มันฟุ้งซ่านก็เลยพยายามที่จะตัดมาดึงตัดมาดึงตัดมาถ้าแบบนี้เรามีอาการนัเเลี่ย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จิต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ความคิดก็เลยกลับมาตรงนี้ แต่ถ้าเราวางใจใหม่เราไม่ได้รังเลีย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จิตแต่เป็นว่าเรา 那是不是因为一直回来回来这样错了呢？这就说没有错，错在啊我们知见有问题。什么知见有问题呢？我们不喜欢自己的念头，啊不喜欢自己的念头，不喜欢自己不知道的。 时候的样子，这是最大的错误。啊，那如果你清楚的说啊，我在知道的同时，啊，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就是说，第一天我们就讲这个东西，知道也是好的，不知道也好，跑掉了也好，回来了也好，如果有这样的一心啊，一个用心在用功的话。 是非常快的。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เนี่ยเรากำหนดเกินไปหรือบางทีการที่เราไปบริกรรม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เนี่ย เพื่อให้มันอาการเรียกว่าให้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ไม่เกิดขึ้นเ่ยมันทำให้เรา มันทำให้เราหลงง่ายหลงว่าเออเราเก่ง เก่งที่ห้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ได้ที่ข่มความคิดได้แล้วก็อยู่กับการอย่างละเอียดได้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它让咱们，它就变得有包容；，但但是反过来，它就变得冷酷，它就硬不喜欢念头的人呢有两种，一种是彻底的不要有任何一个念头，或者说生生为而人呢，你生来做人，你是个人，你肯定有念头。那只有修到啊，我们讲的阿罗汉的境界，才没有念头。 所以你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出现，这是非常正常的。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只喜欢好的念头，不喜欢不好的事情、不好的妄念啊，这个就更麻烦了。所以说，这个是在贪着那些好的境界、好的念头，然后不喜欢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让你伤心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欲望就更强了，比刚才那个还可怕。 那所以，不管是你喜欢好的，不喜欢好的，还是所有念头都不要，这都是一种欲望，而且这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就是念头不停的、不停的啊，会钻你的空子。你只要轻松的认清它、知道它，它就是这样的就可以了。你不要，不要把那点东西拿来喂我。 จิตใจไม่ได้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ขจิตใจก็จะกลายเป็นจิตใจที่มีสมาธิตั้งมั่นอยู่นะบางที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สมาธิเลยเข้ามาแทรกได้าันทีนะ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ความมีปิติบ้างตัวเบาใจแบบใจเบาบางทีมือเบาเท้าเบาเบาทั้งตัว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ขเกิดปิติเลย那么，在清楚了这个觉 再去不停的知道，不停的用功，这时候啊，各种各样的花样又来了，啊，就是在修行中的，因为你已经很清楚你要轻松的不到当下，这时候你的心啊，在练习过程中，很多人会出现发喜啊，发喜出现，有的人就啊，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棒。 你讲过有的人甚至觉得自己开悟了啊！啊，尊者说开悟不开悟，这是另一回事。我们先讲自以为是的念念心，觉得自己修得很棒，马上这个我觉我大开始变大，这是最可怕的地方。接下来还有的人会出现心安，整个人是轻轻的，身体是轻轻的，手是轻轻的，脚是轻轻。 那他又以为他又要开悟了啊！他又以为他会啊，的一个比较啊，比较神的一个一个一个方法了。那作者说，不理他啊，都是一个过程而已啊，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会学到东西啊。那么不管是法喜还是亲还是亲恩，你贪他，你贪着他。 他就会一直跟着你，当你他到一定程度，他马上消失。他就会说：“大家不相信，就可以去试一试。”啊，你越喜欢他，越感觉到他马上就消失。但是你不理他，他还一直骗你，一会儿真的是不亲近，一会儿自己在那开心的不得了啊。那么接下来呢，除了发和心，安啊，有些人就会进入一种。 刚才还讲过的生活他定啊，进入生活他恋的人，大部分人啊，在起初进入生活他恋的人，都会以为自己是见法了。啊，尊者说，只要你从里面出来了，再回到我们这种状态里面就可以了。啊，不管是什么状况，是法喜还是亲安，还是生活他病，都不要理他，他只是这。 一条路上的某一个小小的风景而已，下面的风景还多着呢。ใครเจออาการแบบนี้นะใหม่ๆแทบจะติดทุกคนเลยนะติดความสุขติดปิติ ติดความเบาติดความสบายนะ ติดเพลินบางคนเนี่ยเดินตามติดชั่วโมงสบาย เบาไม่อย เบารู้อึปวดโปร่งโล่งทุกอย่างใหม่ๆก็ติดกันผลนะแต่ถ้าเราพอเรารู้ทันนะมันจะมีอาการเบามีอาการสบาย ก็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แต่อาการที่ติดเนีต่างหากนะแย่ถ้าใครติดสัญญาคือว่าเข้าไปจมเข้าไปอยู่เข้าไปแช่กับอารมณ์ แต่ถ้าคนที่สามารถออกจากอารมณ์นั้นก็คือออกก็ตั้งจ็ตอารมณ์ว่ามันเบาสบายมันปิติ 但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是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用功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得，它没 自我感觉他已经离地，离开地面一尺两尺都有。这时候，就是说，你需要知道的是，不管什么来了，你都让自己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如果你每天在走在这个路上都是一地一两尺的话，你是正常的人吗？那所以，大家记住，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重要的是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有没有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就在讲？顶，一直讲顶顶顶顶，就是会粘着，会执着啊。如果你在粘在里面，喜欢他不得了啊，一直执着着我这个东西非常好，一直喜欢他，那他暂时不走。但是你喜欢到一定程度，刚才讲的，他马上就走，这时候你又陷入痛苦中。 所以，啊，尊者说马上就走了的还好，就怕他一直在骗你，一直整个人是清清的，清一年两年。尊者说，那这个人他一定会认为他自己自己是开悟的人，所以这候是很可怕的啊！大家要清楚，一个真正开悟的人，他不会来告诉别人他开悟了啊，他心里清楚明白。所以尊者说什么？

那么，佛陀时代之间有一位尊者，他在用功的时候，啊，他一边用功，一边突然看到自己，啊，啊，突然看到佛陀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就从。 禅垫上坐起来啊，去啊拜佛陀。คื在การตรงนี้在ะบาง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ได้กับการคนที่ไม่รู้ทั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สมาธิหรือการของความสงนะ เราถ้าเราเกิดอาการนี้ตกใจกลัวไหมแต่ตกใจกลัวก็แค่รู้ทันมันเป็นแบบนั้น แต่ถ้ามัน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ออกมาจากอาการนั้นได้ด้วยกำลังของสติ แล้วราสติที่มันสติไม่พอก็ไม่เป็นไร เราเติมความ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ให้มันชัดเจนขึ้นนะเดินอะไรเนี่ยมันรู้สึกว่ามันเบา ก็เดินมันหนักขึ้น มันคงขึ้น ยกมือมันเบาเกินไปเพิ่มเกินไป ก็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ให้มันชัดเจนขึ้นกระดานนี้นเลไม่ค่อยถอนเราจากตรงของสมาธิได้ไม่ต้องสนใจกัวมัน那他拜下去，那起来以后。 坏，明明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他败下去？他在那顶礼谁？然后大家就问他，在干什么？佛陀来了，我在顶礼佛陀。然后大家就指给他看，明明佛陀坐在后面的疗房里面。啊，那或者说像这样的事情很多。还有的人在用功的过程中，啊，会看到啊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一些众生，或者有的人甚至会看到光。 甚至看到全身自己全身发凉。哦，这个更是开悟了，呵呵呵，对，在开玩笑啊，还会呃看到其他的奇怪的一些事情，是用我们的语言无法解释的一些事情。那么不管发生什么啊，这就讲，就像我们啊中国人讲的啊佛来佛展，魔来魔展。啊每次在禅期中都讲这个事情。 如果这路上的某一个风景啊，你下车了啊，待在那儿一直贪着这个风景，你就永远也找不到真正的佛陀了。那在到台湾的话，大家大能放松，放下放松，当然那不会啊。嗯，他考考完啊，大概有进步，有进步，我们就会有台台台台台。

接着说，如果在贪心中度过你的这一生的话，那么下辈子投胎就是畜生道啊！你还自以为你在所谓的什么定中或者所谓的修行中，已经啊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已经很棒，没想到下辈子投胎做小狗了。对，你们呢？你们？ เรียกว่ามันมีพื้นฐานหรือว่าพื้นฐานอารมณ์ตรงนัานไ้นะจิตใจ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งบจิตใจจะมีความตั้งมั่นมากขึ้นเมื่อจิตใจมีความตั้งมั่นมันก็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าไป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จิตอย่างอื่นที่มันละเอียดขึ้นได้ชัดเจน而且作者也讲到，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它还是会改变。当你探究一长个长时间段的话， 他真的有一天消失的时候，你会陷入到极大的痛苦当中。我的病不见了，我的光不见了，每天跟我在一起的那个景象不见了，我的青春每天我会飘起来，现在不飘了。啊，所以大家在用功过程中，稍微发现它有一点点迹象的时候，跟我们现在这样真实的这种状态不一样的时候，甚至说马上出来。 马上出来，你可以从手的动作换到学亲情，你也可从可以从亲情换到手的动作。如果还不行，你可以去上个厕所，洗个脸，干点别的事情，帮忙扫扫厕所也好。เป็นอากาศคว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ต่างความคิด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โล่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อากาศที่ตรงข้ามกับความเป็นปกติจิตเลยจิตจะเคยสมองจิตจะเคยเป็นปกติ

念头越来的多，你越能看清自己的真心有多么的重啊！念头越多，你越能看清自己是多么的愚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当你看清楚自己还在贪、还在嗔、还在痴的那一刻，你一定不会再去贪、再去嗔、再去痴了。那一刹那，你会回到当下。 不让自己再去生气了，不让自己再么愚吃了，就这样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你把自己认清楚的同时，你也可以认清所有的人，你也可以认清整个宇宙世界的万物。它就是因为他们它之之，所以不停的在这样轮回。 มันจะมีสติในการเห็นจิต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ได้ชัดเจน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นั้นพูดชัดเลยนะว่าถ้าใครนะสามารถมีสติเห็นจิตได้เรียกว่าได้ต้นทาง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นะเน我น啊，很多人都อ过า经典上是这样写的。那什么叫真正的涅槃？什么叫真正的解脱？涅槃和解脱就是贪嗔痴的直击。 我们每一天啊，都看到自己的贪，回到当下的知道看到自己的嗔，回来当下的知道啊，有一天你的贪嗔痴会窒息的。重要的是你要能看得到啊，看不到也没关系，那是正常的。对，我们眼睛一直呆在那，坐坐们 กอะไร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ไม่ได้ไปดูแบบนั้น การดูจิตในแนวของเทียนท่านดูจิตผ่านผ่านกายเราทำกาย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อยู่เป็นประจำดูกายที่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ป็นผ่านกันไว้ก่อนเมื่อกายของจิตมันได้เข้ามามันได้เข้ามาเราก็ไปเห็นมัน ไม่ใช่ไปคอยค้นว่าตอนนี้จิตเราคิดตอนนี้รู้สึกอย่างไรไม่ใช่แบบนั้นเราดูจิตผ่านผ่านทางกายก่อน很多人 学之前，我觉得，哎呦，我为什么一直每天就做这么枯燥的动作，像机器人一样？啊，我就这样就能痛苦吗？啊，所以说刚才讲了这么多，就让大家知道，龙布田尊者教我们的这个方法，啊，就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幕布一样，这块大的幕布非常的大，它就是我们的手部动作的机器。那比如说，啊，大家可以试想。 现在有一个人走上去了，从左边走上去，从右边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自己的妄念出现的过程。那等一会儿又有一个人从左边上去了，在上面晃来晃去，然后又从右边下来，但是我们的手部动，作也就是后面的幕布不停的在动，不停的在崛起。过一会儿又有一个人上来。 在这，不仅是晃来晃去，而且晃了很久，但是你还在做这个手部动作，你看见他，你不理他，他不好玩，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又下去了。啊，那尊者和布田尊者教我们的就是这个幕布啊，要一直挂在后面哦。啊，如果你没有在用功，没有这个幕布的话，你看不清楚前的人是怎么晃的。那可以开门。 然后就像刚才那样比喻还不够，再比喻一下。那，再，来，看，A，看，看，那，来。就好像，嗯，大家不用做，太家想，好像后面的那只手，嗯，是我们能知道的那点心。 前面的就是光明，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你看，白布那边是白的，看到我的是白的。但是，当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白的。但是，们看我是白的。比如说，嗯，我们这个手后面这个手，嗯，是白色的，是光明的东西。那突然，太阳是出现了，挡住了光明。 那你看到的是黑暗的，这时候你的心很苦啊，你也看到的都是黑暗的东西。คล้ายๆตั้งขาวนะเหมือนกับเราที่มีสติคอยเห็นกายบ่อยๆแล้วก็เห็นกายเรื่อยๆพอความคิดหรือว่าจิตใจมันเด็กมันแทรกเข้ามามันก็จะมาบังอาการเด็กของกายแล้วก็เห็นมีสติเห็นจิต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ได้พอ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ตกไป มันก็กลับมาเห็นกายใหม่เรื่อยๆ后面这个 这只手是本来就有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能知道。那么贪嗔痴出现的时候，啊，就被蒙蔽住，啊，有时候可以可能是把你这个啊觉性的光明盖的一点点光都没有，都有可能。嗯，那么当你啊一面知道，哎，我又住在黑暗中了，啊，马上他自己就掉下去了，你的心光明又显现了。 ดังนั้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แบบนี้มันก็เห็นทั้งหมดเลยกายเวทนาจิตธรรมมันเห็นทุกอย่างที่มันอะไรที่เขาเตะเขาก็แสดงตัวตนก็จะมาโชว์มาบางตัวเนี่ยเมื่อเขามาโชว์มาสติก็จะเข้าไปเห็นเข้าไปรู้อาการ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ตา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จริง所以就像刚才讲的这样，我们不停的去知道，不停的去看见。那么这就像身，身体的身，受。 感受、的受、心、法，每天好像很多人的问题说，哦，我们只是观身哦，我们就是身念住哦，啊，就是说，嗯，不是，这是不明白的人才这样想。那如果你真的全明白了，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身受心法一直在不停的出现，不停的在变换，给大家看，给大家学习。 ราะบางคนจะสงสัยทำไม เป็นแบบแบบนี้ ความคิด มันเยอะเเกินไม่เห็นสงบเเกินทำไมพี่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ท่านบอกว่า 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หรือว่า ความคิดเกิดขึ้นบ่อยๆ นั่นแหละดีบางคนจะสงสั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ไม่รู้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อันนี้เปนของดีมันทำให้จิตที่มีสติก็ไปเห็นได้所以很多爸不明白的人，他会说：“哦，就这么动一动，像机器人一样 离苦吗？啊，作者说，众生在表面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如果你深入的话，相当的深奥。但对于能知道的人来讲，对于有觉性的人来讲，又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一个就是你的贪嗔痴，来障蔽你；另一个就是你的执障、念念心，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啊，怎么搞出这么多来？那是因为众生的根性太差啊，众生的这个呃智慧太浅啊，没关系，大家用心来到这里，我们给大家点破点透，修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哎，听了吧？ 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ก็คือเห็นธรรมะให้ตัด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ตรงนี้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ต่างๆเห็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างๆเห็นที่เด็ต่างๆเห็นธรรมะนะ บางทีเราคิดว่าธรรมะต้องเป็นของที่ของดีๆของสงบสงบของสวยๆ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เป็นจริงกิเลสหรือว่าของไม่ดีก็เป็นธรรมะ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这时候就在想到啊，用功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两个词 一个是知道看见我妹每天讲，你要真正看见他；还有一个就是成为他。我们那天听他，陈一梅一说，里就讲的成为他。你成为她，你又跳了电脑，位，成为那个伤心的人、开心的人啊，成为所谓的我是妈妈，我是老师，我是老板，我是职员。你又成为那个人的时候，你就处于一种迷的状态你就陷到。 还是是里面陷到妄念里面，但是你如果能看见你成为了所谓的某一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轻松的回到当下，啊，你会跟你的当下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用功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也是就是一直讲一些最简单的两件事情。那么就是有讲到。

ถ้าเป็นปุถุชนอยู่มันมีนั้นทุกคนมีทุกตัวไะครับไม่มีใครไม่มีตัวไหนหรอกมีทุกตัว แต่จะมีมากมีน้อย 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ไปแค่นั้น อาการที่เราเห็นจิตคิดมันคิดมันจะเห็นสิ่งต่างๆนั้นปุ่ขึ้นมาปุ่ขึ้นมาปุ่ขึ้นมาบ่อยๆเมื่อกระทบอารมณ์เมื่อสัมผัสกับสิ่งต่างๆจะปุ่ขึ้นมาให้เห็นเราก็เญตัวเห็นอย่างนั้น่那继续用功的话， 清楚的看到啊，我们内心深处很深的那个啊，对身心的错误的认识，所以说看到了那个我的身，我的身，我的身体啊，我的心啊，我的家，我的工作啊，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的老公，我的我的，所以说。 看到那个深深的，那个我的，都是我的，还有最可怕的我的执念，我的执着啊。那么它还是不断的在变化，身在不停的变化，心也在不停的生灭，生灭，生灭，给大家看。就是说，明能看到，它是无常的，它是生灭的，它不停在变化。那么我们要改一改这些。 从我的身啊变成他啊，从我的心变成他啊，我的工作，我的呃，我是一个经理，我是一个职员，把我的变成他，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哦，那每晚我们大家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天工作后，每在工作期间，阿拉把工作做得很满意。 如果那是一个真实的你的话，你为什么完全控制不了它？它不停的在变化，每天不停的在变化，你为什么控制不了它？以就年年无常。 根本控制不了，你根本改变不了，它是一直在变化的。那讲到因为它的变化，所以你很苦。明明你在很很快乐的一个状态下，不久这个快乐消失了。啊，那么在这里也问在座的各位，有哪一位的快乐是一直快乐，从那天开始到现在？ 他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痛苦也是一样，他来了，终究有他消失的，我们讲生灭有灭的那一天。那么众生就是没有看清，所有的无常是不停的在变化，在他来的时候就在里面不停的贪着，贪着他喜欢他，当他消失的时候就非常的痛苦。那么。 我们已经来用功了，已经来修行了啊！你应该看清它，认清它，然后怎么样放下它。ถ้ามีอาการความเบื่อความหน่ายหรือว่าความรู้สึกผิดตัวเองนะเออถึงตอนนั้นเรากลับมาตั้งสติกับฐานกาย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กับกายให้มันชัดเจนมากขึ้นมันจะไปชดเชยมันจะไปเติมเต็มมันจะเพิ่มความเรียกว่าไม่รุ่นวายแล้วนะ 起来，哎，我们不要去责备自己，不要去指责，不要去抱怨，反而会变得自信，对吧？越活越自信，越活越勇敢，越活越有力量。身体的一会儿酸，不酸了；一会儿疼，不疼了。它不停的在变化。啊，老师说要引导大家来思维，它不停的在变化。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你。 如果他是你的的话，你为什么控制不了他？那你控制不了他，你为什么说他是你的？你为什么一直认为他是你的呢？那么这个刚才重点讲到，怎么讲怎么说都没有用，要从你自己的实修的过程中，亲眼看见，亲眼知道自己，哎，是完全控制不了这个身。 心更是这样，你每天所有妄念不停的来走，来走，的。如果他是你的，你一定不希望这些妄念不停的来走，来走，生命生命，你一定是喜欢那些美丽的念头、好的念头不停的跟你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你同样控制不了它呢？那作者又问：如果他是你？ 一切按照你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它不是这样的。那他者说，故意的要来引导大家，它不是你的一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你，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存在，它只是一个四大的假合，那念头只是一个因缘合合而已。那么大家要把它看透、看清楚，这个东西不是从书本上看到的。 就能解决的，一定是在你安安静静的实修，嗯，知道看见的过程中，你才能解决掉的。เมื่อการตัดมเห็นกายเมื่อการพิจิตรตั้งมั่นจะได้รู้สึกตัวเอาใเรื่องไหวตีนะนควตัดเรืองการทำจิตจีบล่อรู้เห็นตัวใหม่เห็นบ่อยจะขึ้นการนี้การความโทษตัวเองตัวเกื่อนตัวนายมันจะไม่มี มันจะกลายเป็นแต่ความสนุกกลา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พลินเห็นก็ไม่เหนื่อยเห็นก็ไม่หนักเห็นก็รู้สึกว่ากลั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ากขึ้นเพราะมันรู้สึกว่าเห็นก็เหมือนกับการกวาสิ่งที่ไม่ดีออกไปแก่จิตใจ我们老修行的人都常常听到“无我无我”这个词，啊，但是那只是一个名相名词在我们脑子里，啊，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什么叫真正的无我。 那么刚刚来学习的人呢，我们跟他讲到，哦，那不是一个你的身，不是一个你的心，他也觉得这个名词非常的模糊，怎么就不是我的呢？我已经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了，他怎么就不是我的了呢？啊，所以说，所以这个讲一万遍也没有用，那只是引导大家在今天开始。那么我们我们班的第四天就会来讲，这个无常苦跟无我。 多去体会，啊，它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它是不断的在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的过程中。啊，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你，它不会去生灭的。啊，那么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你的话，那么它不会啊不受你的控制的，你一定可以控制得了它。所以大家多去体会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真的我。

มันมีมันไม่เคยมีกิเลสเท่าไหร่แต่พอเราฝึกสติเลยเข้ากับเห็นกิเลส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ต่างๆเกิดขึ้นมากมายพอเราทำให้กวาดกวาดพื้นตอนแรกไม่ค่อยเห็นฝุ่นแต่พอกวาดไปกวาดไปเรื่อยๆนะฝุ่นมามากองอยู่แนต่อหน้าต่อหน้าเห็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กิดขึ้นมากมายอยู่ต่อหน้าเรา既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那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他。 那么，既然我，也就是无人无众生。啊，以前我们一直都在一个错误的之所以就是讲到啊，在《巴黎文经》里啊，讲的清清楚楚的啊，最可怕的邪知邪见，就是认为有一个实我的存在啊，这是最可怕的邪知邪见。 你不要认为有一个真正的你，那么这个跟这边讲说没有用，要去亲眼看得到。那么没有一个真正的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他，那么一切都是因缘的假和，假的和合而已。别被骗，别当真。对，那各位、各位、各位、各位，那在后面我们各位来的。 เรากดจิตใจในการที่สติเห็นผิดอยู่อยกิเลสต่างๆก็โดนโดนสติกว่าทิ้งไปเรื่อยๆมันเห็นของดีนะเห็นกิเลส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เมืนเระกว่าทำจิตใจเราสะอาดมากขึ้น我们的用功不断的在继续啊，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啊，知道啊，充满了你的生活中、生命中。 任何一个小小的念头妄念来的时候，都能清楚的知道。那这时候你的生活会变得有意义，非常有意义。你会知道你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是那么的幸运。啊，以这里讲到啊，这个念头呢，我们看到自己的妄念呢，它会从粗的一个大的粗的东西，慢慢的变得啊，变成中的。 念头，它会慢慢的变成一些细微、非常细微的念头，你会发现你一天一天的在进步。เราเห็นบ่อยๆนะบางคนเนี่ย ที่บอกว่าทำไม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เกิดขึ้นเรื่อยๆมากมาย 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ต่างๆเกิดขึ้นมากมายให้ได้เราเห็นของดี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ห็นแล้วเรากว่า พอมันผูแม้บางทีเราคิด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นี้เราคิดมันจบแล้ว อาการนี้เราเชื่อมันเห็นมันพอแล้ว แต่ก็เกิดขึ้นมาอีกก็อย่าไปสงสัยอย่าไปดังเลยอย่าไปโกรธมันก็มันมาอีกก็เห็นมันอีกมันมาใหม่ก็เห็นมันใหม่อย่าไปรังเกียจอย่าไปขัดใจมันเนาะ所以啊，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是整个的这条路，然后我们现在再回到啊第四天的呃用功上，那么我们现在呢？ 知道来了，知道来了，不知道也没关系啊！放松你的心，让你的心一直保持微笑的状态啊！因为它就是这样的，来不来，走不走啊，生灭生灭，这都是很正常的。那么微笑的看见它，微笑的回到当下。愿我们增长波罗蜜。 ความคิด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จิตมันเกิดขึ้น มันจะแสดงตัวตนหรือว่าแสดงการเป็นจัดการหรือสองแบบ อย่างแรกจะเป็นผักใส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แบบแบบฆ่าจะเป็นขมให้มันได้ อันนั้นก็ผิ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อีกอย่างหนึ่งบางทีก็เข้าไปหลงไปโยงไปแค่แบบนั้นก็ผิดขนาดที่ว่าเป็นการทางที่ผิดสองทาง ทางโคงขมทางกดทางหน่อยไรจะเปจัดการอีกทางนงอยากจะไป 切，被中拜拜，你放听。嗯，那昨天和前天啊，这两天的小单呢，这至说我发现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搞清楚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一直想让自己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都知道啊，你是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都知道啊，你也是很难做到十四个动作每一轮。 十四个动作，你都清清楚楚，分分秒秒都知道的啊！因为众生就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你的念头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一会儿来一会儿走，所以你才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能做的呢，就是接纳和知道，不知道没关系，不要强迫自己啊，给自己。 目标给自己一个欲望，说我一定要分分秒秒知道自己，这是错误的，因为它不是这样的，这不是自然的，自然的你就是一会儿知道一会儿不知道，啊，真实的你就是一会儿清楚一会儿又不清楚，没关系，没关系啊，放下它，啊，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 การที่เรารู้ว่าถ้าบางทีเราก็ไปจมกับความคิดกับกิเลสนั้น หรือการที่เรารู้ว่าเราไปไปจแตกางไปผักใส่เขาแล้ว อันนั้นเป็นของดีมันเหมือนท้ายเหมือนเหมือนลูกลูกวิ่งหรือว่าลูกว่ายน้ำเราเห็นเขาแข่งกีฬาตัดว่ายน้ำจะมีลูกมีช่องของมันพอเราว่ายน้ำไปไปติดฝั่งใต้มันก็จะกลับมาไม่ติดพอดีไปติดฝั่งขวามันก็จะกลับมาตรงกลางไม่พอดี 那么，就是这样的，不停的去用功啊，所以呢，嗯，你知道你很自在。跑掉了，跑掉了一会儿，知道了又回来了，你还是很自在，而没有因为跑掉了一会儿，或者是。 跑掉了又回不来，就很烦恼。就是说，你跑掉了也自在，没跑掉知道我也自在。啊，作者说，这是我们初期阶段要练习的东西。好，烦恼的事情来了，哎，看到他又来演戏了，好，马上知道了，回到当下，你是自在的，你是自在的，你会发现你的苦越来越少，而不是不好的事情。 端，然后你又陷到这种苦中，那你就没用上功。พวกนี้นะเป็น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ของ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นะถ้าใครปฏิบัตินะจะได้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ำนองนี้แหละมันไม่ต่างกันแต่เห็นแล้วถ้าเราปฏิบัติแล้วเราจัดการได้ มันก็จะเกิดความรู้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 เกิดเทคนิคเกิดวิธีการ เกิดทั่งจิตใจ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 สามารถออกจากอาการสารนั้นได้บ่อยๆได้มาก 跟参考可以再一点参考。嗯，那孙姐说，嗯，让大家注意体会，啊，我们贴在呃桌子上的两条呃法语就是呃念头像溪水小溪水一样恒长的在流动。那么这几天大家继续用功就能发现，念头像溪水一样恒长的在流动。 那是自然的一种现象而已啊。那么唯有我们在身体，唯有我们在念头出现的时候，及时的知道身体的动作，及时的回到身体的动作上，那是念苦的唯一的简单的方法。 นี่แหละ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อย่างที่หลวงพ่อที่ท่านบอกเลยการที่เรามีสติเห็นกายไปทำให้เรามีสติเห็นจิตเพราะเมีสติเห็นกิเลส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ต่างๆที่เกิดขึ้นเนี่ยมันจะเกิดธรรมะขึ้นในจิตใจนี้เกิดปัญญาในการอยู่กับกายกับใจนี้อย่างไม่ทุกเริ่มต้นทามการที่สุดด้วยการมีสติ 说大家看一下，那么你会发现啊，你的念头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就是像哗哗哗、哗哗哗的，像小溪水一样在流。那不管它怎么流，就是说你都很自在啊。有可能哗哗哗的过程中，你知道了自己，你也自在。它哗哗哗的又来了，你还是很自在。这是我们要练习的啊，初初级阶段要练习。 就是不管念头怎么啊来来去去，你都很自在。那啊，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儿啊。刚才讲的这些，希望大家能够去做。讲多少都没有用，书看多少遍也没有用，你要的你要去实践，你要去做啊。你的用功的过程中。 去真的体会，啊，就是给大家信心。那么啊，这第四天，说不定你就没有苦了，都有可能。啊，大家啊，还是刚才孙哲又强调，还是一定要禁语，禁语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你觉性啊、觉知力的持续不断的保持，禁语是非常的重要。不要讲话啊，不要说话。 认真的来用功，还有一点啊，这就提提醒大家要放松。啊。昨天开始有很多人的脸色又开始变了，又回回到那种痛苦的表情里面了。啊，放松，啊，微笑，这一天都要紧。